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六十一集。林青霄和洛寒进来后，门口发生一阵小小的轰动，门口的动静惊动了里面的人，众人纷纷回头。 瞧见两个白色的人影并肩走来，林崇玉看到那个侧影的瞬间，脸色就沉了下来。真是不巧，今日林崇玉和素隐月也在一号训练室。昨天自由选择位置，林崇玉看到林青霄留在甲号，很主动的换了地方。今天也是，林崇玉就是不想对上林青霄，才特意挑了乙组。 昨日天羽星君演示阵法的时候，林崇玉就知道自己不能和林清霄杠上。越难的对战，反而越体现个人能力。这么复杂的变换，这么极端的地形，林崇玉自认自己驾驭不住，但是林清霄可以。最了解你的人，一定是你的对手。林崇玉对这次出征抱了很大的期望。 这次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中山弟子，更多的是外族弟子、天宫高官。到希尔米海后，可能还会涉及到魔族、妖族。这种对外场合，只要能抓住机会出彩，那就是一战成名，为天界争光。等后面回去，机会资源将源源不断。所以，林崇玉必须趁着这次战役一鸣惊人，打响他出山的第一战。 彻底坐实他中山下任家主的地位。林崇玉现在的状况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，他经受不起任何失败。若是公开败给林青霄，这将是对他名声的重大打击。林崇玉和林青霄的身份曝光后，林崇玉看着还受宠，可是内里的架子完全散了。林崇玉很明显的感受到。 中山长老林山素家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这些变化很细微，可能对方自己都没有察觉，但林崇玉却发现了。他本来就很在意这些外物，他实力修为被林青霄全面打压，出身和地位就是他最后的依仗，然而现在连最后的底牌他都要守不住了。林显红诚然偏爱他。 并且私下放了准话，说要传位给林崇玉，但是人心都是会变化的。林显红现在喜欢他，属意他，那再过一千年呢？再看到更多利益呢？毕竟林清霄才是真正的联姻后裔。素仪芳和素隐月都向着林崇玉，可是，在林山其他人心里，他们肯定更希望自己家的后脉成为中山之主。无关任何私人感情。 这是林清霄天然的政治资本，而林清霄本人还极为出众，剑法双修，四意无一不精。现在素家看在一千年旧生感情的份上，不好意思撕破脸，等再过一千年，恐怕就说不准了。在龙族，唯有利益才是永恒的。似乎只是一夜的功夫，林崇玉曾经拥有的资本。 都成了空中楼阁。现在仔细数数，他能抓在手中的，竟然全是感情牌。素仪芳对他的母子之情，和素隐月对他的男女之情。比外甥更亲近的只有女婿。林崇玉越来越意识到，他不能抛开素隐月，可是他内心里又实在放不下云梦涵。云梦涵心里痛苦，林崇玉又何尝好受？ 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他必须捧着素隐月。等他日后掌权，他必然会加倍补偿云梦涵。但是现在，林崇玉希望云梦涵乖巧懂事儿，不要出来打扰他和素隐月。林崇玉一方面吻着素隐月，另一方面还在积极结交外族高门弟子，踊跃参加非洲上的各种活动。他比林清霄强的。 一是感情，二就是人际关系。如果他能趁着这次机会搭上天宫的线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林崇玉一直努力给自己营造天之骄子、雄才大略的中山少主形象，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弱化中山还有一位公子的信息。林青霄不喜欢交际，一连几天根本看不到他的人，这个空档就给了林崇玉机会。 在林崇玉潜移默化的暗示下，邹瑜酸泥族的精英们都觉得林崇玉才是中山最厉害的人，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家主。至于林崇玉的弟弟，一个闲云野鹤的边缘人罢了。每个家族里总是有几个这样的异类，他们也是大家族出来的，都明白。林崇玉花了很多心思经营人际关系，拦截林青霄的人脉。 但是林崇玉完全没想到，集训开始的第一天，林青霄就以一种完全意料不到的方式，冲破了他的拦截，彻底出名了。昨天贾号训练室被关了很久，回宿舍后，同门发现贾号训练室的人都没有出来，差点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。等到入夜，才有人陆陆续续出来，他们个个精疲力尽。 被问起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，全都咬牙切齿。从他们口中，众人第一次留意到林清霄这个名字。昨夜宿舍区全在谈论林清霄无论排名前段还是后段，都记住了这个人。前段的人跃跃欲试，想要挑战所谓的最高纪录，而后段的人被假号训练室的同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告诫：“千万务必。” 躲开林青霄。今日一清早，众人被告知规则改了，要抽号选择训练室。这件事儿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对林崇玉来说还是欢喜的成分大一点。毕竟抽号就有了可操纵的空间，他可以名正言顺的避开林青霄，就算不慎抽到同一场，林崇玉也可以悄悄换号。 外人问起来，他就说运气不好，一直没遇到林青霄。林崇玉好不容易在人群中树立起领袖的形象，万万不能在这里折戟沉沙呀！林崇玉抽到乙号训练室的时候，无疑长长松了口气。他早就打听到林青霄今日还在甲号。林崇玉本以为今日的威胁已经度过了，没想到他没有换令牌。 反倒是林青霄换过来了，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林崇玉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算计都成了空。素隐月看到林崇玉一直盯着门口，悄悄的招呼他：“表哥。”林崇玉回神，对着素隐月笑了笑：“哼，我没事儿。没想到二弟也在这个场子，实在是巧啊。他可能还没有看到我们。” 都不过来打声招呼。林崇玉刻意教好其他组的精英，此刻几个少爷围在林崇玉身边，听到他的话，一齐抬头朝前望去。那就是林清霄他不是在假号吗？怎么到这里了？林崇玉笑着，仿佛一个无奈的兄长般，说：“我也不知，他向来独来独往，我若是问得多了，他还会不耐烦，我也不好多说。”哼。 虚有其名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本事。这几个精英都出身不俗，从小被族人家长捧着长大，他们本来就不服林青霄，今日正好和林青霄在一个场次，他们越发要试上一试，好好挫挫林青霄的风头。素隐月顺着众人的视线朝林青霄看去。林青霄进门后完全没有问好的意思。 仿佛根本没有发现他们也在这里，而是自顾自和身边的女子说话。苏隐月从小就不喜欢姑姑家孤僻怪异的庶子，即便现在得知林清霄才是他真正的表哥，苏隐月也依然生不出任何好感。苏隐月轻轻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哼，他不过来，还等着我们去找他不成？表哥，我们不管他了。” 这就开始吧。在场有的人警惕，有的人不以为然，有的人跃跃欲试，唯有昨天就在甲号训练室的人一起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。他们到底是什么运气呀？为什么连着两次都分到林青霄这个训练场他们手气为什么这么黑呀？林崇玉这一波人闲适的说话，没有丝毫训练的紧张之色。他们说了一会儿。 发现林青霄还留在外面，并没有开始。他们感到奇怪。哎，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还不进去啊？而林青霄这里也很无奈。林青霄进门后就打算开始练习了，他随便找了个圆台，正要启动阵法，忽然被洛寒叫住。停！洛寒止住林青霄的动作，然后飞快冲上他旁边的阵法台。 麻烦你暂时等一等，好歹让我过了今日的考核。林青霄明白洛寒的意思了，通过标准和训练场中最高分挂钩。现在乙号训练室的最高成绩还停留在昨天的数据，合格线也相应低了一些。洛涵只要趁现在过了考核，那接下来无论数据怎么更新，都和他没关系了。有点鸵鸟，但总好过被关上五六个时辰呢。 林青霄自己是不太赞同这种投机取巧的作风的，可是对方是洛寒，他也没什么办法。洛寒冲上台后，发现林青霄当真停下了，他一边感动林青霄真是个好人，一边赶紧开启阵法，趁学霸没有以一己之力拉高全班平均分之前，他先把合格证拿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